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集。这些看着就大牌的老祖宗们听到洛寒的话，都又是摇头又是笑。其中那只玄龟慢悠悠的开口道。 我们没有找错。如今林青霄执意发动战争，叶重玉和云梦涵为了阻拦他，不惜发动禁术。禁术显示天地蒙难，才把我们这些老东西惊动了。可是，我们醒来的太晚了。事已至此。 外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停手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才贸然召唤天道，请求天道归位主持大局。玄龟说完，其他几个老祖宗也慢悠悠扶手，齐声道。 请天道主持大局，拯救世界，免万千生灵死于战火。洛涵的眉毛诡异的抬了一下。你们所说的天道，莫非是我？没错。菩提树还是那样慢悠悠的挥了一片叶子，随后洛涵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。 山崩地裂，海水倒灌，处处弥漫着洪水和大火。画面随之一转，云层间沉冰百万，术法仙气在空中碰撞，而远处地面动荡不堪，一束妖邪的光贯穿天地，直穿入云层深处。洛寒生出一个猜测：莫非？没错。 这才是此刻外面的真实景象，这里是我们为了召唤天道，极力营造的结界。洛寒转头去看周围，果然，这里虽然笼罩在一片淡绿色的光中，可是仔细看，边界是强行劈出来的。洛寒一时不知道该感慨，他平平无奇的活了十八年，突然被告知自己居然是天。 还是该感慨，外面那些疯子打得真狠，把自己的家都打成这样。洛寒消化了好一会儿，试探道：“可是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从小不翘课，不抄作业，不早恋，孝顺父母，尊敬老师。”菩提树扑棱棱摇着自己的树枝，说道：“你乃天地所运无父无母。可是我爸妈，他们是另一届天道。” 准确说，是他，他为了让你顺利成长，所以幻化成人间父母的模样。你刚生出神智时，形体太过脆弱，我们怕你出什么闪失，就让另一界已真成熟的天道将你带走，护你长大，教你学习如何履行天道义务。两界时间流速不同，我们本打算。 让你在那边学个几千年，再将你接回来，没想到来不及了。洛寒真的呆住了，他以为自己不是人就已经很惊悚了，没想到更惊悚的是，他父母也不是人，甚至他没有父母，他以为的父母其实是同一个存在幻化出来的。洛寒一时无言以对。所以，我到底要做什么？ 恭迎天道回归。菩提树给洛涵弯了弯树枝，众多枝叶如落雨般簌簌落下。菩提树以一种十分欣慰、慈祥的语气对洛涵说：“现在，请天道去拯救世界吧。”洛寒缓缓的打出一个问号。更可怕的是，除了他，在场其他人根本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对。 洛寒震惊中隐隐带着些崩溃。我不久之前还在期末考试，你现在让我去拯救世界，怎么拯救？很简单，阻止林青霄。如果他不执意攻打魔界，叶崇玉和云梦寒不会被逼无路，就不会发动禁术，天地也不会遭受此等浩劫。菩提树的话还没说完。 忽然，结界明显的晃了晃，洛寒踩在结界上，都清晰的感觉到天和地在晃。所有人慌忙稳住身形，刚才的结界明显缩小了好一圈，光芒也变得暗淡了。菩提树放了片叶子出去，紧接着声音都不复从容。不好，令青霄动手了，叶崇玉发动禁术就在当下，来不及了。 快送他回溯时光！菩提树话音落后，各个老祖宗都纷纷发功，洛寒身边围上一层层或柔和或明亮的光。洛寒感到崩溃，喊道：“哎，等一下，先告诉我要做什么？怎么走的人就成了我？”你是天道化身，不在六界，不入轮回，世间唯有你可以无视空间与世间。 自由穿梭过去未来，除了你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回到过去，连我们也不行。只不过每次开启时空漩涡要耗费巨大的灵力，我们现在集众人之力，送你回到过往。天道，请你务必记得，世界一旦毁灭，此界生灵覆灭，自然不提。 而你作为天地生出来的灵智，也将随着万物一起消失。生灵昌盛，你才能昌盛；生灵灭绝，你亦要受损。你这次一走，我们没有时间再开启第二次时间漩涡。记住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阻止林青霄。洛寒都没来得及说话。 就被磅礴的灵气护送着落入时空漩涡。漩涡关闭前最后一眼，洛寒看到结界瓦解，露出外面满目疮痍的大地了。而灰蒙蒙的天边，一人站在云端，隔得太远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只能隐约看到他挥剑一指，地面瞬间沿着他剑气的方向裂出一道深而裂裂缝出来。 连远处的山也跟着被劈成两半。他似乎感觉到什么，朝洛寒的方向看来。那一瞬间，山河静寂，天地无声。洛寒明确的感知到自己被一双眼睛盯着，那双眼睛里毫无感情，寂灭荒芜。下一秒，他无喜无悲的举起剑，挥剑。 朝洛寒砍来，剑气浩荡蓬，一路飞沙走石，开山裂地。洛寒都感觉到剑气卷起来的罡风扑到自己脸上，幸好下一瞬间时间漩涡关闭了，凭空消失的漩涡背后，一座山轰隆隆崩裂，被生生拦腰斩断。洛寒躲在时空隧道里，心砰砰直跳，他缓了好一会儿，捂着心口骂道。 吓死我了！打我干什么？洛寒身边的景物飞快倒退，荒芜的土地重新布满牛羊，参天大树变成细草，沧海变成桑田，耄耋老人变成牙牙学语的孩童。时光后退，一切回到从未发生的时候。几位老祖宗合力打出的灵力十分磅礴，洛寒可以轻松地决定自己去哪儿。 他想了想，觉得一切要从根源解决。他还是回到最初，阻止林青霄那个渣爹调换他们二人就好了。洛寒悠悠地等着时光倒流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时空隧道开始摇晃，连周围的景物也变得明灭不定。显然，时空隧道即将坍塌。又是一记剧烈的攻击。 隧道扭曲，洛寒哇的一声被扔出时空通道。我们无冤无仇，你追着我打什么？洛寒猝不及防被甩到时空外，他气得咬牙。他算是明白为什么男主女主被打的不得不发动禁术了。洛寒有天道外挂，一样被打的亲妈都不认识。洛寒站在原地缓了缓神儿，这时候才有心思查看自己的处境。 他站在暗无天日的深渊中，往上看看不到尽头，往前看也看不到尽头。举目四望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峭壁陡崖，目之所及没有一株生灵。洛寒生出一种不妙的预感。难道我被人扔到传说中无人生还的仙界禁地绝灵深渊了？洛寒感到一阵头晕。 按照他之前看到的剧情，林青霄掉下绝灵深渊时，他已经被生母和养母虐待了一千年。女主也捅完了那致命一刀，大魔王已经黑化完毕，他现在来有什么用啊？洛寒站在原地愁得头秃啊！真的，他宁愿回去考试。菩提树说：“洛父洛母，呃，姑且这样称呼他在现代的养父母吧。” 洛父洛母精心教导了他许多年，想来洛涵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入门级天道。洛涵欲言又止，其实他一直被扔在人类学校长大，他的十八年来只有学习和考试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和天道相关的知识。他是被放养的呀，他也不知道是洛父洛母没来得及教，还是父母嫌弃养小孩麻烦。 干脆把他扔到人类学校自生自灭算了，疑似是后者。洛寒深深的叹了口气，然而事已至此，抱怨也无用。洛寒整理心情，打算去更远的地方看看，至少他得找到他的任务对象林清霄。崖底乱石嶙峋，洛寒走得十分艰难。 他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走到双腿酸痛，都没有看到一丁点活人的影子。洛寒停在原地，疲惫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他到底在哪里啊？”背后忽然有一股无形的危险气息袭来，洛寒都没反应过来，身体立刻本能后退。一股风从他刚才停留的地方削过，将后面的石壁割出深深的划痕。 那股风一击未中，竟然转了个方向，又朝洛寒袭来。洛寒冷汗涔涔，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风竟然是有灵智的！他的五感在这个地方格外敏锐，风明明无形无迹，可是洛寒就是知道它从哪个方向刮来。洛寒狼狈的躲过几次，后面的风攻击越来越密集，洛寒躲避也越来越吃力。 这一次，风险险擦过他的头发，洛寒虽然勉强躲过，可是自己也重心不稳，摔倒在地，后背被乱石硌得生疼。洛寒顾不得看自己的手，立刻想要站起来，结果稍微一动，脚踝处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。完了，洛寒顿时知道自己凉了。他看到风蓄势待发，猛地向他俯冲而来。 危急关头，人的感觉竟然无限的放大放慢。他瞪大眼睛看着危险离他越来越近，他的头发已经被风吹起细微的弧度。这时候，忽然“叮”的一声，他的面前竖起了一道冰蓝色的屏障。风撞到屏障上，在上面撞出蜘蛛网一样的裂纹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